锵锵三人行，哎，为什么现在老被雷劈呢？ <laughs> 我真是弄不明白。 <laughs> 我听说你们家，也，我们家就被雷雷劈。阳台， <laughs> 我自己第一反应就是恶贯满盈。我说我这这做做什么事？想想真是很多人都对不起。我说怎么会被雷劈？但是我那天看到一个一个农村里的一个农民，嗯，就赶这个牛车吧还是什么，跟老婆回家呢，咵嚓一雷把他抛到一丈开外，昏迷过去。 老婆哗哗哗哗哗醒过来，继续在赶车，咵嚓又一个雷，又抛到一丈开外。老婆把村儿里人都叫来了，死了。 <laughs> 连续两次，我我我个朋友跟我说，他说解释这个车子的事故，无论如何是三大原因：A. 人为的操作的这种原因；B. 机械科技的原因；C. 自然的原因，就是不可抗拒的，比方说雷什么。他说要是人为的原因呢？ 过一阵整顿好了，我还敢做；要是机器的科技的原因呢？嗯，修好了改好了，我还敢做。对，要是打雷的原因呢？那我永远没法做。 对，因为这个引领，呃，千年一叹呐，对吧？天打五雷轰，你怎么办啊？而而且从古至今，将来一千年以后还会打雷啊？不不不不不，你这说的极端了，这有点文文学化了哈。比如说，就说雷击这件事儿，它有对付的呃办法。我又要举这个，据说哈，因为呃，这个日本的新干线，它已经是四十多年运行，至少没出过一个死人的事件。嗯嗯。这里面它一定是有一些经验我们可学的，因为。 它是一个台风区，它的那个干线，它就是一边是火山，一边是海，还是怎么？这种，所以它必须要研究这个雷击的问题。据说他们就研发出来一种，就叫什么，呃，复链什么，就是我理解就是双层面子的更重的这种防雷网。 啊，王勇，这样他就不会说很小雷或者很小的台风这个呢？正在研，我听说已经这这个这就是出了事儿以后事后的反应。据说中国的是上海什么哪儿的，就你们上海的哪个铁路铁道相关的专家在研究。这个咱们这个学习的代价总是太高，教训啊总是非常的血淋淋，对吧？你但是呢，你从另一方面来讲，那你像昨天徐老师也讲到，中国这个铁路吧、高铁吧发展到这一步也是。 不容易，可是呢，我的意思说，不能因为一次事故就对整体的这个高铁的这个事业。但是我觉得呢，真的是你看看哈，为什么咱们就我就老说这个咱们的国家呀？现在要不说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上说的很对啊，就要看到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嗯嗯。你可别以为你已经实现四个现代化了，对吗？对。你是现代而没有化嘛？对吧？你现代没有化嘛？对吧？现代的道具你是有了， <laughs> 可是这个化。 化是要化到人的血液里啊！你这说我就联想到一个，又我讲一个很具体的，我身边的一个一个一个事情，让我联想到这个，就是硬件我们走在前头，软件拖在后面，这感觉就是两个有一种不对称。 就我就因为我是常年游泳的哈，我就在我们家这个北京的这个附近找了一个有游泳池的小区，这是一个所谓的高尚住宅区啊，就是里面都是一些就是小资们呃买了房的，有会所，这会所的游泳池也建的非常好，我觉得比我在纽约我是在一个大学的游泳池里游，比那游泳池要好，你知道周围都有花啊，摆的什么泳道也很宽呐，什么上面还有那种呃敞开的顶棚啊。 但是在里边游泳的人，你就看出来这个不一样。他明明是，比如说，他四个泳道应该是有快道、有慢道吧，没分的，你知道吗？我每次一到游泳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的这个人都是乱穿的，他根本不按这个。比如我在大学那游泳道，它是分的细到了一种什么慢、快、呃中慢、呃快、极快，然后休闲，它分的不同的。 然后呢，所有的在一个泳道都顺时针，都这样游，就是都在都沿右侧游。这样你不不论你人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一个泳道里有四个人，他永远不会撞到的，你知道吗？然后你会慢自动调整。而我在这个高尚住宅区，咱们这北京的小，永远是只要有三个人，马上撞得一塌糊涂。而且这些人，我相信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呃，收入相当高的，他才能在这儿游泳，你知道？然后大家就撞到一块，而且。 没有任何人来干预，没有，比如这个救生员应该在旁边，比如在在美国，他马上就会来指出了。有一套科技会跟着一套文化，对，咱们只学机器是不够的，呃，没错，就是落后文化。而且，比如说，全世界关注的把那个那个车头起重机砸碎埋在土里这个镜头，这又挖出来了。哎，这个真是太搞笑了，因为因为常识都知道，对啊，第一事情还没查清楚，这里边有证据。 对不对？有很多证据可以查，就就人人死了，病因还没查出来，怎么能火葬呢？对不对？第二，它是个科学实验的极好机会，你对将来的要不要绑带啊？这个车撞了以后，里边的车厢里边设计做怎么样改进啊？这是绝大的，而且赔偿要付很大的。 结果他们就糊里糊涂把它，了，我估计他们并没有想的那么多。他们的理由是说，里边有很多国家机密要赶快埋起来啊，怕人偷去。 <laughs> 那还想想的不是想的太多了吧？这叫什么国家机密？所以说，你说这个思路真是很而且他那个发言人说的不是说那个就是现场有泥潭嘛，救援不方便，我们就把车头埋在里边，填满泥潭。 不管你信不信吧，反正我是信了。他就 <laughs> 而且他的预期就是说，你们大概也应该信啊。我就这个就是觉得大家脑袋都是泥潭呢，是不是？酱缸文化，你知道吗？就是我呃，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你知道吗？我们也都有那种啊，这个这个粗枝大叶哈，这个就是你你就他，我就觉得要不说学学西方，还是很多你可以学的地方。你就说这个处理，我就跟你讲。 英国铁路网络公司二零零二年五月发生的波特斯巴火车出轨事故，被判罚款三百万英镑。我们刘海若，我们凤凰卫视那个刘海若，就是那次出的事嘛。啊，英法院判定这个事故的原因是轨道品质问题，铁路维修公司承认违反了铁路安全法规，并宣布破产。 这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呀，代价。你再看，就张老师老说日本新干线，日本新干线四十四年运行期间呢，只发生过两次脱轨，一次是二零零四年的地震，从东京开往新新这西部的这个干线脱轨，呃，一次是二零一零年两辆维修列车脱轨，天灾一次，人祸一次，人员零伤亡就没有死人的。四十四年来，死于新干线的大型哺乳类动物，只有一头母熊被撞伤了。 啊，被被被被被撞死了，一个母熊。你知道，我就跟你说说，新干线不说，日本呢不是没有死过人，死的比咱们这次人还多，死了一百零七个人，伤了几百个人。什么女性专用车？二零零五年他的那个叫轻轨吧，它是轻轨，他那个列车呀，转弯的时候，转弯的时候说是这个速，二十多岁这年轻司机没减速，还是一百零七迈什么的，噌一下整个车拖飞了，飞到楼里边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他二零零五年，但是你就看他们的这个处理，你看这当时是这个事故的这个对到楼里去现场嘛，然后你再看下边，他是整个的这个铁路呃公司啊，就是要给这个国民呃谢罪啊，要给国民谢罪，然后呢呃你再看就是山崎社长和公司主要干部引咎辞职，然后呢。 呃，还有一部分人呢被收缴了一部分的这个年薪。最后啊，他们不是以这个司机失职为满足啊，他们调查出来啊，说沿线没有安装监控超速行驶的自动刹车系统。所以说，不光是靠司机这冒失，你还有个自动刹车系统。他们发现这是根本问题。然后你看，再看当时的这个图片啊，这个就是完了之后，这个铁路日本政府和铁道公司啊。 每年的这个时间都要在现场为死难者举行这个追悼会，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个惨案。这个 JR 西日本公司的社长都要带主要干部，每年都到这个现场来这个祭奠。当然，这个巨额赔偿就不用说了。然后呢，你再看下边这个照片，这是为了警惕在事故发生的现场永远留下了一个命啊，就是说这个铁路要把人命。 当回事儿，然后呢？这个受受害者和家族组成的团体一直多年负责跟铁路公司交涉，定期举行心理治疗活动，解决一系列遗留问题。然后这一起福知山线脱线事故的惨案，导致日本政府和国会修改了《铁道事业法》，规定各铁路公司必须安装这种自动列车停止装置。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张老师什么感想？嗯，我就是感想，看到刚才有一幅图片就集体鞠躬。我觉得我们就是的确是要理性的，在这种出事儿的悲痛的时刻，也应该理性的看这个事情的方方面面，不能说这个处理没有任何进步哈。比如说，我就想到这个王永平，他还鞠了一躬呢。这在以前我们还都是不可想象的，对吧？他表示哀悼。因为当时我看了那个实况，因为当时提问的人是幸存者。 对，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幸存者是一个记者，他说我就是因为大家讲的这个这个事情很杂乱，他就他就跑出来说我就是当时里边的人，所以那个发言人就跟他鞠了一躬。但我就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学习是不是也能像我们在硬件上技术那种大跃进那种高速，能不能再速度快一点？ 比如说这种新闻报道的透明度，然后这个官员把这个人命呃当放在第一位，而不要把这个哦，对我们高铁的影响，对我们呃形象的影响放在第一位。这种这种态度上的调整，这其实是一个深度的调整。这种软件的学习，我们我觉得速度还是太慢了，不是说没有进步啊。他鞠了一躬，他开了新闻呃招待会，而且我也确实在这种呃主流媒体上也看到一些事实的报道和争论。 包括对这个出事的原因的追踪，还有什么？嗯，整个这个事情呢？因为呃，中国的上上下下全社会，从汶川地震以后，积累了一套处理灾难的经验啊。灾难发生既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同时又从正面增加了社会的凝聚力。 出现了很多感人的事迹，电视台的大量采访，然后明星反而得到凝聚，领导的威信反而提高。这个经验呢，这些年在反复的重复，包括矿难啦，包括很多很多。这次呢，基本上也还是沿用这个经验，但是这次的事情跟以前的天灾不一样，这一点就互相，因为以前的事情是哪怕飞机灾难，灾难原因是无可指责的。 余下来的就是，当然也有那个学校啊，盖的怎么样？那那是比较偏次，主要原因是无可指责的。可是这次大家最关心的，除了人命，除了这个事情本身，这些人拿多少钱，收五十万可以早点解决问题等等这一类具体的平息民心民愤的外，更大的问题是整个铁路，因为天天在跑，嗯，每天多少万人都在里边做，你这个事情不给个说法。 你让我们坐着的领导也好，群众也好，小孩也好，都是人命，都是平等的。对，我们有权利要知道这是发生了个什么事情。而且你这几天过去了，到现在为止，我不能把它就变成又变成一种危机公关的一种技术问题。这个这种学习，我就意思就是浅层面，还回到那个灵魂的问题。事情有的太快，最后失魂落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你你我说事情一点都没调查。 啪！撤掉上海几个官员，这个不是在处理事情，这是在平息民愤。延下来 <laughs> 四天到现在，我们现在不，我们全中国人民有这个权利知道几点几分撞的吧？撞的时候前面车在移动吧？是电子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吧？等等，你说这点要求过分吗？这次我倒是真的对微博这种就是。 人肉搜索这个名字不好听，但是我觉得真是有点肃然起敬。就是这种信息，就我就是从他们的这个微博上先报道出来，一个新的官员调来，我的本能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哎，不错呀。先上海铁路局的三个高官啊，撤职局长、党委书记还等等，撤职，马上调来一个新的。但是马上你就发现，这个微博媒媒体很快动作就。 搜索这个这个人新调来，哎，发现他是交际铁路的调度长，这次你的感觉马上不得了了。事情撞之前，呃，八点二十五分有个微博说，这个车怎么像蜗牛一样这么慢呢？不要出事吧。嗯，那就证明了二十五分还没撞，四十多分就有微博说出了事情了。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最早的报道是零点多，四个小时以后。 你看，微博在四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把这个，所以现在有了微博，你除非全部封死，否则的话，你整理以后再报道事情，这样一种传统处理危机的方法就不行而且，所以说，他们说现在是微博倒逼。 就是倒逼解决，倒逼改革，微微博倒逼改革，而且这种众生喧哗当中，我觉得确实有愤怒，也有理性的。比如说，他就呃马上告诉你，就是说温州市委这次表现就不错，和铁道部的官员在里边围住现场，不让调，不让就是说马上这个车头埋埋掩埋车头，公布死亡名单，这里面都有争论的，你知道？然后马上这个网民就表扬，觉得看到了这个温州市委的态度是尊重，要保护现场。 调查真对调查真相非常有利，然后这样里边有一些争夺，就都都反转了。特特警队的一个一个一个，大家就称他，大家就赞他。所以不慌什么？当然当然不慌什么，那你要相信民众嘛，这个是民意嘛呀，比什么记者都能打听到这个这个所谓专业的意见呢？你看我光是看这个，我基本上就明白啊，就就他这个调查呀，最后这个结果呀，没法弄。 严重了，你知道吗？因为，因为我猜啊，仅就我看到的，那么你现在说这个铁路有本身就有一个信号系统。 叫做闭塞空间，这上面都是信号站。对。这个导这个铁铁轨是导电的。传递信号，所以这个是原设计本身，比如说六公里之内。七公里。就七公里之内就不可能。所以有一辆车在另外一辆车队，不应该进来。那辆车红黄红红绿黄灯就得停车，哪怕是出了事故，那么红绿黄灯不亮了，那它也得停车呀，对吧？好，这是一重，还有一个就是这保护系统自动的，这又是一重，还有一重，即便这玩意儿被雷劈坏了。 那么人工调度怎么可能七分钟之后你不通知下一班呢？所以你最后这怎么聊？不是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说？将来要拍个电影？说这个几分钟发生的什么事情？不是黑匣子在那儿。不过不过我跟你讲，你仔细发现，所有这些安全保障系统都是纠错机制，就是当一环出了问题了。 另一环来补救，一环就所有的先进科技就这样，这跟这跟很多我们人为的事情一样，就是说没有谁可以保证任何人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是对的，但是一个好的 system 就可以说，哎，你今天你九十九件事情对的，你这一件不对，啪，我就纠正你了，这样我们大家就安全了。 要是整个这个系统，你看这个这个思路就是怎么安全，就是怎么纠错。因为我们刚才听到至少有三重保护，结论就是说只有三重全部不 work，这个事故才能发生。事情坏不在错，而在于为了掩盖这个错，犯更大的错。所以说啊，这个提速提速啊，最后还真的是欲速。 则不达。咱老想千里马了，但是实际上也得唱唱马儿啊，你慢些走儿 <laughs> 慢些走。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不过还是真神呐，我觉得这个这就是最近怎么？昨天还前不是说前两天北京半夜里这个冰雹噼里啪啦，然后他们说上海都七月飞雪了。 这个真是很奇怪啊！你在散布一种什么言论？呢？ <laughs> 就是弄得人心慌，我听的就是迷信的这个感觉都来了。请留言，就专家说了，这是一点不奇怪啊！这正是这个夏天出现的强对流天气，热的空气向上走，冷的空气一相遇，最后形成那个。 这种现象，科学范儿的和这这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么说，当年我们这窦娥冤呢， <laughs> 他是不懂科学， <laughs> 所以他就这这六月份。确实，你看六月份，自从这个京沪高铁开就头五天就出了六次故障嘛，这是跟气候有关系的吗？都是因为呃，就是你看，北雨天气多。我跟你说，就跟前一阵赶时间跟赶时间有关系，因为本来京沪高铁按正常的计划是二零一一年年底才能完成的。 我上次在香港做节目时候讲，我当时完全没想到，我就搞不清楚。但是现在不过一个月就出了这么多事情。那个十七平我也看他，他也做了个评论，他说目前中国的问题是追求数量、追求速度、追数量、速度就是多快。对，当初那个口号叫多快好省，这个次序本身有问题。但现在呢，在这个次序上，第三个好呢被省略掉了，省就省掉了这个好，但这个省字还在。 我这次碰到上海一个官员讲，上海那个大楼着火，一幺五着火，嗯嗯他外面这个叫叫聚氨酯啊，就那个保温的那个东西啊，据说北京那个、沈阳那个着火都是那个东西。你知道那个东西啊，本来应该是防火的、阻燃的，但是阻燃是要花很多钱、高成本的，你钱一花少了呢，它就是助燃的哦，反的对。 你明白没有？所以，所以省是有人在省的，是 <laughs> 吧？助燃，而且它一助燃以后，它这个毒气，它两三分钟就把人拒死。对。所以，你知道，这上海现在惩罚了很多官员啊，判刑啊，什么找电焊工的问题。问题是，装了这种保温材料的楼到处都是。 是没错，这个这个我跟你说，徐老师，就你你再不加强怎么办？你你不做事后的补充补充装置怎么办？我一直就觉得这几个这这四个字啊，多快好省这四个字他它可不是亲兄弟。我老跟我们这领导说，我说你说你多快省，他怎么可能就好了呢？我真是不明白。我觉得现在最近想起来，二十多年前我跟我爸的一个争论，就说到底什么能最终改变中国，就是中让中国更好的意思。他是搞哲学的，爱谈这种大问题。他说。 经济，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呢那时候文艺青年，我说文化。后来过了二十年，中国高速经济发展啊，我觉得哎呦，我爸是对的。最近我突然开始觉得，说不定我们这些啊文人受文人教育长大的，强调文化这个还是有道理的。哎，最终从深层的啊层次来改变。但是我也给你提供一现代答案，微博。 <laughs> 微博改变，微博也改变。微博就是科技跟文化的结合。哎，你说的，是是人在利用，这是先进文化跟先进生产力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三个代表啊！ <laughs> 哎， <laughs> 先进文化，先老文化，微博网站就给你告费了。